大神指点迷津，嗯，好迷茫啊！大神指点迷津，早安，你好，我是 Josh 陈慧敏，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去探讨有关工程师的这一份职业。今天我们继续有工程师侯宇红给我们分享。 是不是某一些的领域特别讲究说要 IR 的认证？是没有错的，就在马来西亚有一些 engineer，他是的确是需要这一个 engineer 的认证才可以做很大的 project。在马来西亚最普遍的其实就是 chemical engineering 和 civil engineering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通常会用到这个 IR title。职业上他们需要拿到这个 IR，他们才可以做这样方面的一个顾问。而在其他的 field，IR 比较像是认证你在 industry 是有经验的。 工程师的薪水待遇是不是比较好？听说起步是比较高的。我不会这么认为，真的是要看你是在什么 engineering 的 discipline 出来。如果你是在 chemical 和 civil engineering，你出到来的话，你的起薪其实是真的是比较高。假设你是在 oil and gas 那种大公司那边做，大致上起薪其实是真的是不错的。可是 engineering 呢，就是一个，呃，我会说就是 semi 的低 job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如果你的工作是越 high risk，薪水起薪就会比较高。假设你是需要去到海上面去 oiling r 油田，你的薪水就会高。如果你需要去到外面，你需要做建筑工，你需要戴着那个黄色那个 helmet 这样走来走去，这样的话你的薪水就会高。可是如果你的 engineering 的 job 是比较安全的，在 office 里面呢，这样的话它的起薪通常不会那么高。一个 advice 给新一代的学生和年轻人就是，你不管在读什么，在做什么，想要拿什么，你每一个地方你都尽可能的去学，越来越。 多就专注在学罢了。你可能不知道的，你所学的可能以后你会有用到，而你不需要只是专注在哦，我一定要在工程系走到尾。因为其实我已经不是在工程系了，我之前是在做医疗器材维修的，而我现在是管临床实验的 project。我已经其实是已经没有在很 hands on 的 technical 了。我们要先学到东西，我们这个机会才会打开给你。我就打个比方吧，在 electrical engineering，我们都会要学到 coding。一有电，你就会有信号，你就要怎样用 software 来 pro。 set 这个信号，i 还有每一个 engineering 嘛，你就有心电啊，有脑电流、脑电波啊什么，你需要需要学怎样 analyze 这个信号，你就要用到 software，你就要用到 programming，怎样编写这个程序。很多时候你就用到 Python 这个 language，在程序方面最近是很出名的。当你学了这个 Python 后，你可能觉得哦，可能没有什么用到，对不对？可是 banking 现在用 Python 是有 engineering 的人进到去 banking 来做 Python 的，甚至进到 IT 公司，因为他们对 Python 是有初学级的这个掌握的。所以我。 所说的就是啊，年轻人就尽量学吧，学越多越好，学越多你所开启的门就越大。谢谢雨虹的分享，Thank you，多谢大神指点。